课文一，在歌厅，王芳，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是不是男朋友？不是，不是，我同学介绍的，昨天第一次见。唱歌，男。